碎语不要讲，简单说。武松到了会场上，那武松急在了当中间儿，照着四圈直打量。东边一台是柳子戏，南边唱的是靠山帮，河南帮就在西边唱，是坐北朝南十二黄。武松他往柳子戏台留神看，哗！ 这出大戏真排场，伍子胥被困单于死，追井身亡了个马娘娘，马娘娘追井死了，伍子胥怀揣幼主站边庄武松又朝靠山帮的戏台上看，呵，这台更比那台强。王莽篡朝赶刘秀，武汉杀妻保汉王，哦。 河南班唱的是《鸿门宴》呐，霸王醉酒放刘邦，武松又照正北看，耶！要听戏汉得听二话，呃，这出戏是回荆州，戏里有刘备、赵云、孙尚香，他们三人下了场，芦花荡西游街上。 想出走廊戏就完了耶！二号戏台又换上，出来个武生头里走，唱旦的后边紧跟上，后边还跟着个老妈妈。那个武生把脚一跺开了枪，哎呀，被他知道了！老旦说：“知道又怎么样啦？”被我一脚踹到门下，嗨！ 官人呐，一不做二不休。你家里不是开药铺吗？拿包砒霜把他毒死也就完了。这仨人把场下耶，上场门出来个三花脸子泪汪汪。我说兄弟呀，你去公干下汴梁，哥哥我在家遭了殃。耶，武松一听就是一愣，说谁公干下汴梁啊？武松心里想，这个三花脸是谁呀？ 他怎么哭他兄弟呀？接着又找戏台上看，又上来人了，那个花旦又上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碗药，冲着三花脸子就说了：“官人，我把药熬好了，你把它吃下去，呃，这伤就好了。”三花脸子又说了：“啊，多谢娘子，你把我的病伺候好了，带我家兄弟回来，那个事儿不提也就罢了。”武松就看。 那个花旦将熬好的药啊，递给了三花脸儿。那个三花脸儿将药喝下去之后啊，啊，咣当摔在了梯台上，七窍流血，一命亡。这这个时候，看戏的人群起喝彩呀！这个戏唱的真不让。有人说，可咱不知道这是一出什么戏呀？哎，咱这个听戏是外行，打那边过来个半吊子，这个小子不懂，冲在行。 啊，呃，听大戏你们听不懂，啊，我给大伙来讲讲。头一出是赵军老爷去征北，啊，赵啊灶赵军老爷征北哪一出呢？啊，哪一出啊？是张飞打他二大娘。武松说：“你们庄上唱了几回戏？别不懂装懂，充内行。”这时候，咱那边过来个老头子，啊，大哥，这么说，听大戏上你在行喽？ 哦，武松说：“在行可不敢说多少东边这一出是三通关，那一出是单于寺，也有人叫他站边庄，那一台戏唱的本是鸿门宴，这二黄回荆州，紧接就是芦花荡。哎，那刚刚唱的那一台呢？啊，你这个心里可亮堂。”武松说：“刚可。” 吆喝，呃，这一台我还真不知道了。哎，不光你不知道，我看这些听戏的人里边，十个挑俩不准有知道的。不信你问问，跟你说吧，这是出新戏才编的，头一回拿出来唱。武松纳闷啊，就问啊老先生，这出戏出在哪一朝哪一代，是怎么回事啊？ <laughs> 老头说，这出戏呀，唱的就是咱们这一朝的事儿。 出在哪里呀？徐名叫什么？你给我说说听听，我这个心里怪纳闷的。 <laughs> 老头说：“你知道直隶广府清河县吗？”武松说：“知道啊，啊，城东八里孔松庄，你知道吧？”武松说：“这我更知道了，孔松庄有一个姓吴的。” 一母说生两个郎，大郎的名字叫天灵，二郎的名字叫天刚武二郎从小爱练武，少林寺里学刀枪，在景阳冈上出猛虎，阳谷县里把都头当。他这个哥武老大爷到阳谷县茶馆旁边赁的房，茶馆里有一个王婆子，是扯皮条上真在行；有一个恶霸西门庆，霸占了武松他嫂潘师娘。这出 戏就叫狮子楼，戏里死的就是武大郎。到后来，那武松杀了西门庆，提着人头上了堂。武松就说：“你别讲了，我越听越生气的慌。”对听大戏的我不骂。 呃，唱大戏的别打枪，那个点大戏的，我把你亲娘骂呀！为什么把俺摆在戏台上？这是哪个小子点的戏呀？老头一听，快脖子，说这是俺的那一桩啊。呃，我问问他，哎，好汉爷，我在这里给你把戏讲，你怎么嗷嗷叫的直骂娘啊？ 姓吴名松，就是我啊！我这个大号吴天刚杀西门庆，就是我替兄报仇这码事儿。哎，哎，那你怎么来到这里了？别提了，为这事儿问了个充军发配到这方。我今天是来出个把，来打门神蒋大王。这老头一听武松，他可高兴了，把那眼珠一转，嗯，好，好。 他要是大虎的武松，那就蛮可以给这里的百姓除害了。我得给他加把火加点劲儿。对，老头冲着武松就说了：“呃，我说好汉爷，你知道这是谁点的戏吗？”武松说：“不知道，这是蒋门神点的。他在哪儿？彩棚里没有吗？没有。呃，那对了，我听说有个叫什么事儿的金四儿。啊，对了，金四儿，呃，把蒋门神拽走了。” 在哪儿去了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呃，你来找家门神干么？做酒馆揍家门神。那你看见酒馆什么模样了吗？没有啊。嗨，你真傻呀！你要找着酒馆，你在酒馆里一闹，他自然就不答应。不答应，他就会自己来找你。你还找他干什么呀？武松心想：对呀，嗯，去闹他的酒馆。哎，可这酒馆在哪了呢？ 老头，酒馆在哪？在在在在大街上啊！你看见了吗？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你进了那个胡同，再出去就到了大街上了。到了大街上，你就看见酒馆了。武松说：“好，再会。”真太解说来到了。武松就到了大街上，顺着大街走不远儿，路北就看见了一座蒸酒坊，明闪闪五间大门面，黑油漆的柜台，蓝香堂。武松照着里边看，有个老头趴在柜台上。 武松想，这个老头能是蒋门神吗？我看他不像蒋大王。武松可就琢磨上了，这不是蒋门神，嗯，不是蒋门神，那是，哦，可能是蒋门神他爹。对，我找他爹一闹，这个蒋门神就得出来。常言道，打了孩子娘出来，我要揍了他爹，他的儿能不出来吗？ 武松想打，还没打，呢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啊，来了一个小孩把酒装。这个小孩走到了酒馆里，江大爷，哎，给俺快把这个酒装上。老头说：“混蛋！”哎，江大爷，你怎么骂人呀？人家都管你叫江大爷，俺也叫你江大爷，你骂俺干什么呀？你不配。俺不配，那俺叫你什么呀？俺还叫你江爷爷吗？你甭理我。那不理你咋办呀？俺是来装酒的，不理你，俺理谁呀？ 装几两？快说！装装四两。老头接过酒壶，嘟嘟嘟，装上四两酒，给你，给你钱，江大爷，滚蛋，滚！耶！这些事儿，武松都听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心想：这是蒋门神他爹没错了。要不是蒋门神的爹，这个小孩能叫他江大爷吗？ 不是姜门神他爹他也不敢这么着做买卖。人家来装酒，叫他一声姜大爷，他就骂人家。人家小孩说给钱姜大爷，他还骂人家滚蛋。他这是想叫人家叫他姜爷爷呀。嗯，什么爷爷奶奶呢？婆我走了再说。武松迈步往里走，一屁股坐在了柜台上。哎爷爷今天要喝酒，慢儿的把酒装。这个老头抬起头来看。 乖乖，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长啊？老头说：“唐三爷下来吧， <laughs> 别坐到咱这个柜台上，要喝酒里边请，里边倒有正上方。”武松道：“说就在这里喝，啊这里喝酒最风凉。”老头这里不怠慢，赶紧装上了酒三缸。这武松端起这碗喝了个净，端起那碗喝了个光，一憋气喝了三缸，就是叭叭叭把酒缸摔得地当啷了。 武松说：“你这个酒没酒味儿，我喝着有点发酸吧？啊，哈哈，爷爷别生气。呃，我再把那个好酒装。”武松道：“说不喝了，算算账，我把那个钱找上。哈哈，爷爷别给了，全当我请你喝四了。”武松说：“不沾亲不带故，你请我喝酒为哪桩？”虽说着。 一伸腿儿，砰！刚卖了一个大酒缸。二老头看吧一咧嘴：“好，汉爷，我半年买卖算白忙了。我半年才赚这么一缸酒钱，这不让你给等没了吗武松就说：“那怕啥呀？赔了本儿，让你儿蒋忠给垫上。”“给啊，俺儿是蒋忠，你小声点吧，要让他听见，俺这个老命就没了。”武松一听，觉得不对味儿啊，老头。 你是他爹，他是你儿，他能不认账吗？对，你别嚷嚷了你，我哪有那种混账儿？他不是俺儿，真的？你这这还用说谎的？你姓么呀？我我姓王啊！哎，不对呀，刚才那个装酒的小孩怎么喊你江大爷呀？啊，这嗨，你以为刚才那个小孩叫我江大爷，我就姓江了？就是江大王他爹了。就为了这个，你踹我的酒缸啊？对了。 我寻思着你是蒋门神他爹，老头问闻听喝三声是你看这事多窝囊！” <laughs> 老汉我离这六里地，俺家住在大王庄。老汉我姓王，占了个字儿，我这个名字王江洋。街里街坊瞎胡闹，去掉了俩字叫老蒋哦。 武松说：“是他们给你闹着玩儿， <laughs> 是啊，大伙闹着玩儿的。”武松未听喝三手耶！我这事儿办的多慌慌。他走到近前忙施礼：“大爷呀，我这个做事太莽撞，怨我怨我都怨我，我给你磕一个，全当把礼儿来赔上。”老头儿未听八大嘴儿，耶！他认错认的怪快的。武松说：“老大爷。” 那是蒋门神躲的那个蒸酒馆呀！啊，那个酒馆在何方？老头说：走前街，下正东。你走到十字大街上，过了大街往前走，不远就是蒸酒坊。明闪闪九间大门面，我这是五间，人家那是九间。黑油漆的柜台，红香堂，冲天的招牌写金字儿，在那柜台里常坐着一个大姑娘。 <laughs> 你别当他是哪一个呀？他本是门神的妹妹江三娘，我听说。 八仙刀，他会一百单八路，他还会盖世无双一杆枪。你今天哪里闹酒馆呀？千万别放假三娘。武松说：“哦，这块活林东南西北我还没弄清呢，呃，多借光，请你把我领到大街上。”哎，老头说：“好好。”这个老头拉着武松的手，他们边走边说，拉官场。武松说：“老大爷。” 待一会儿夺回江中那个酒馆，把你这好酒都赔上。哎啊，老头说不用赔，你只要能打了江美谁夺了酒馆，再踹我一缸酒，我都高兴。你这什么毛病啊？哈哈哈！他们俩一边说着往外走，啊天行就到了大街上。好汉爷，你去吧，这是东，那是西。到了十字街口，往东一拐就到了。好汉武松往东走，哎，这个老头一蹦多高，乱嚷嚷。 柴火林，张王李赵四大姓，你们都听着，谁再喊我老蒋，我可骂他娘了！你们闹着玩，我差点挨了揍。好汉武松往东走啊，来到了十字路口上，一家两家连三家，眼前就到了蒸酒坊，明闪闪九间大门面，黑油漆的柜台，红香堂。 武松想使儿错不了了。武松照着里边看，有个小孩趴在柜台上。好汉武松往里走，一屁股坐在了财神桌子上。武松说：“财神老爷下来见了，忙里的快烧香。”这个小孩抬起头来看，哟，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？哦，他知道俺大王爷也不在家啊，跑到这里闹饥荒啊。我有心给他打一顿。 看样子我给他打沾不了光，硬的不行，我来软的，人气吞声。把那好话讲，对，哎，你来了好汉爷，哎，好汉爷也可安康，好汉爷也下来吧，别坐到财神桌子上，财神老爷见了怪，他要见怪咱遭殃。要喝酒里边请，里边倒有正上房。武松说：“上房屋里我不去，我要到你们的待客堂。” 小孩说：“上房屋了也一样啊，何必要去待课堂？”武松说：“你领我去两拉刀，不领我去，我这就揍你两巴掌。”小孩一听害了怕，好好好，我领你去到待课堂。小孩就在头里走，好跟着好汉武二郎前边看。 有个月亮门，有一副对联儿写的墙，上联写“悬崖竹子头垂地”，下联是“霜打梅花面朝阳，春入鸟眼”四个字儿，贴在了上边门横上。武松跟着往里走，哇。 路两旁的花草真是强，柳叶草开花不结果，有许多刺儿松，衬着黄杨，橘子佛手痒痒，又是芍药，牡丹配海棠，玉兰开花结有素，桂花落叶香棒棒。那边看有一棵杨杨树，你脑袋一把就晃当。好汉武松又往前走啊，来到了待客堂的大门上。 在课堂门口也有副对儿，能人提碑写的强。上联写知己客来情不厌，下联配会心同饮话更长。高朋满座四个字儿贴在了上边的门横上。武松他照着里边看，哇，里边的摆设更排场，卷帘条巾靠着墙放时，红油漆油的亮堂堂。八仙桌前边摆，太师椅子列两旁。中堂上倒有一幅画。 画的是李白醉酒吟诗章，两边相衬对儿一副，名人的手背字体，墙。上联写醉的乾坤大，下联是壶中日月长。生锣鼓板举都有，琵琶丝弦。 挂满了墙，东山上挂着十二张画，啊，一张一张有名堂。头一张，一只黄果东洋针；第二张，二龙出水定家榜第三张，三人同保刘玄珠；第四张，太公方仙与文王；第五张，乌云月下。 抱太子，第六章刘国封纳小秦王；第七章安安七岁送小名儿；第八章甘罗十二做宰相；第九章撇子固执的曾白道；第十章王祥我与小水娘；十一章遥王方水让天下；十二章江东调兵的工业长。 呃，照着西山墙上看，挂的是春夏秋冬画四张，画春天，李太白他把那个桃花旺，画夏天，周茂书采莲奔长江；画秋天，江一他从那个菊花买；画冬天，孟浩然踏雪寻梅上山岗。两边还衬着一副对儿，勾勾撇撇北发墙上一联儿，春年春月春光好；下一联儿，人得人心人寿长。照着南边墙上看。 门左侧挂着画一张，上边坐着二女子，下边跪着个俊俏郎。上坐着红月娥和李小姐，下边跪的是罗章。武松一见不高兴，埋怨声：“罗章太平常，想当初有你爷爷罗成在，全仗着一匹马的一杆枪，娶妻招亲好样的，没听说跪过哪一方。不是为着市长，只我这就揍你两巴掌。”武松想。 这都是俺兄弟施恩闹的好摆设呀！蒋门神小子沾了光，好汉武松落了座了。呃，小孩摆上了酒三缸，这武松端起这缸喝了个净，端起那缸喝了个光，一憋气喝了三缸酒，爆爆爆！把酒缸摔到了地当央了。武松说：“你这个蒸酒没酒味儿啊，你这个烧酒发酸吧？”哎，好汉爷爷别生气，外边我把那个好的装。武松就说：“不喝了。” 算账，我把那个钱找上。那小孩就说：“别给了，呃，算我请你喝四两。”武松说：“我又不是你祖宗，你请我喝酒为哪桩？”小孩说：“算账不在这里算，哎，你跟我去到前边柜台上。柜台上找谁呀？俺大王爷爷不在家，柜台上还有俺姑娘。”武松闻听心暗想够八成，是门神妹妹蒋三娘。 武松道：“说，头里走，爷爷跟你去望望。”正往前走，来到了，来到了外边小账房。小孩冲着里边喊：“三姑娘，什么事啊？”有位客喝了三缸酒，您三张，他把那个钱付上，是了。武松他顺着声音一看，哟，柜台里坐着一位大姑娘。车武松，大步流星往里走。那个小孩过来拽衣裳。 大个子，你哪里去？你等俺姑娘算算账，你就在这里吧，钱付上。这个小孩抓住武松不撒手，让武松抱，一巴掌揍到了地当阳了。这武松走到里边说了话：“哎，这个妮儿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你可是门神的妹妹江三娘。” 我听说你帮着你哥不行政你这个行为真不强。今天也管管你，我叫你改邪归正，转转行。向三娘闻听一瞪眼，呸！哪来这个野种敢发狂啊？你文明大厅放一放，哪一个敢惹你三娘？ 他一上步，照着武松劈脸打，武松闪身躲一旁。好汉武松躲不去，一伸手抓住了蒋三娘。十了个顺手牵羊地挂腿，啪嚓把三娘摔得地当洋了。好汉武松一伸手抓起来，举了个锅顶梁。小孩一见害了怕，俺娘哎，一蹦子跑到了会场上了。手水棚找着了蒋美神，我说大王爷，咱家里出了大饥荒，他从头。 只问讲一遍，蒋门神气得脸焦黄。徒弟们，那家伙马儿里的去汪汪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把前后大门都围上。这武松举起了蒋三姐，骂了声丫头蒋三娘，你看守酒店，哎。 喝酒吧，二爷，我请你痛痛快快喝一场。武松才掀开了酒缸盖，扑通通把三娘扔进了大酒缸。武松把酒缸忙盖好，又掀开了那边的大酒缸，一伸手抄了个兜里碗，咕咚咚，咕咚咚，他尝了这缸，尝那缸，每个缸里都尝尝。武松喝得真高兴，就听见外边乱嚷嚷：“擒住他，抓住他，别让这个大个逃了荒。” 武松一看明白了，闹对了，闹对了，来了门神江大王。好汉武松走出去，哟，街上看净是光脊娘。这些人一看武松出来了，俺娘哎，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？你看他咬着个牙，瞪着个眼，牙在一座火金刚。这些人一见害了怕了，走出来门神江大王。武松说：“对，你的名字叫江忠吗？是我。对了。” 我找的就是你大爷嘛！江门神心中就一愣啊，这个大哥找我，大家为哪桩？我与他素不相识，无仇怨呐，这个事叫我们断肠。再说是英雄相爱来拜访，也不能闹出这么一场啊，没这么交朋友的。哦，是是是。 明白了，这个大个来的有名堂，定是替别人来卖命，也是我惹下仇人一大帮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必须多加小心，多提防。我妹妹三娘的武艺就不错了，都被他扔进了大酒缸。常言说艺高人胆大，这个大个必定武艺不寻常。大个慢动手。 我请问，尊姓高名住哪乡？武松便直叫江中，连咱是亲戚你也忘了啊啊？亲戚什么亲戚？说准了也不算亲戚哦。你说话还有准吗？哎，反正咱多少交情有来往。你爹的老娘的闺女女婿他是谁呀？啊，俺俺爹的老娘啊，那是俺爷爷。啊，对了，我就给他烧过香。俺们俩拜的人兄弟，压在一爹一个娘。哦，你。 哦，你也成俺爷爷了，呵！妈的，江中直哆嗦，红脸皮变成了黄脸膛了。哎，你哪里来的个大个子？一绕弯站了个爷爷行，好汉武松哈哈笑，放心不小啊，你的爷爷我不当。我听说你快活林上是一霸，专为来找你比力量，替乡里乡亲除祸害，打击不平俺一方。 江中听罢，冷冷笑：“ <laughs> 大哥你口出不逊也太狂，没听说大爷我的个命吧？你这是太岁头上和你讲。”武松就说：“你接招吧，哪来那么些个老刀枪说着话，武松就是迎面掌，紧接着下边劈锤到胸膛。江美神一晃脑袋，扇开了武松的迎面掌。一侧身，武松的劈锤也没奏上。来来回回好几趟。 武松想，这个小子功夫真不让可功夫一旦见高低了。蒋门神气喘吁吁的着了忙了。武松一看差不多了，让他躺一会儿吧。吃武松使出了绝技鸳鸯腿，一腿倒比一腿强。蒋门神难招架，啪叽叽，叫武松摔得地当羊。蒋门神还要往上爬嘞，好汉武松大脚踏住了后脊梁，别动，强中。 你刚才问我的名和姓，且听二爷对你讲：家住广府清河县，姓吴名松，字天刚 哦，蒋门神听罢叹口气，却原是大虎英雄到这方，怪不得功夫这么好啊！输在他手里不冤枉。武松举拳往上打，照定了门神使劲夯，不好力打十几拳，蒋门神身上带了伤。武松想，不如我把他劈了吧，替百姓除去恶霸一堵墙。眼看着蒋忠要送命，琢磨着后边有人拽衣裳。二哥哥，别打了，饶他一条命吧，就让他还咱。 正酒坊，回头一看是施恩道，武松心里闷得慌。哎，兄弟，你的伤好了不疼了是吧？这个小子如此横行霸道，恶贯满盈，咱们商量了这么些日子，我今天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好不容易把他打倒，劈了他就完了，你怎么还替他讲情啊？要知道。 放虎归山，可难免后患无穷啊！施恩往前凑了两步，趴到了武松的耳道上，说：“哥，我哪是替他讲情啊？你有所不知，啊本来呀，咱爹在这儿做这个州官，又在这儿做着买卖，这个事儿咱就不十分在理儿。你要真把他打死，那个张亮和张猛芳能善罢甘休吗？” 万一要较起真儿来，到上边一告，上司大人要追下来，恐怕对咱爹的前程不利，性命不便呐。再者说，你是三条人命来到的孟州啊，要再打死他，就又加上一条，四条人命了。四条人命，你这个命就难保了，就麻烦了。因此上，你今天把他打一顿。 他只要退还咱蒸酒馆就行了，他也就怕你一辈子了，用不着打死他。施恩在这声音虽然是不大，可蒋忠在地下都听见了。蒋忠趴在那儿一听，心里说：“好啊，果然是你姓史的请的武松啊！今天我要是死到武松手里，那就罢了；我要是能活下来，施恩，行。” 你等着，我定要报却此仇。蒋门神可真咬上牙了。咱再说武松，听施恩如此这般这么一讲，心里一琢磨，也有道理。武松闻听，用手一指到江中。 我本想要你一条命，石少爷给你把情讲。我今天暂且饶了你，立几条规矩听清凉，速速退还各家的买卖铺，赔礼挨家到门上。明天起离开孟州地，远走高飞奔他乡，胆敢再进快活林，小心别让我碰上。我碰上一次打一次，碰上两次打成双。蒋忠连说：“对对对，忘不了英雄今日好情长。”心安想好来保住性命就好。 还不定谁活是谁亡。好汉武松一抬腿，走了门神蒋大王。江中一走不要紧，到下回掉虎脊，要害武二郎。